第一百一十集，起了点开玩笑的心思，没有抬头去看庄一下。他收起手机，转过身，将自己的脸背对过去的同时，双手攀上油虫的脖颈，故作亲昵的把脸埋在油虫的颈窝里。油虫配合的抬手摸上他后背，将他整个人抱在怀里。庄一下面色复杂又鄙夷。 不是说忘不了你的前男友吗？转头又找新的女朋友，算什么男人？尤崇这才淡淡开口：“我什么时候找新的女朋友了？都报上了，不是女朋友还能是？”庄一夏说到一半，话音陡然顿住，更添几分义愤填膺：“找床伴更令人不齿。”尤崇满脸好笑，伸手拍拍林和熙的背：“行了，别装了。” 林和熙这才从尤崇怀里退出来，抬起脸朝庄一下微笑：“庄小姐，又见面了。”认出他的脸和声音，庄一下神情执着，片刻之后，终于悻悻然开口：“你们还真会玩。”尤崇却从林和熙的话里听出不小的信息，侧过眼眸问他：“你们见过面？在秀场里见过。” 庄一下得意洋洋的扬起下巴，说起来，你和林和熙复合这件事，还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尤崇对他邀功的话充耳不闻，对林和熙解释，他说的话都不可信，我和他只是订婚，而且只是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，他不喜欢男人。林和熙闻言，还真就有些惊讶。 余光掠过庄一夏身侧牵着的年轻女孩时，神色又渐渐恢复如常。我知道，不过他说的也没错，我确实该感谢他。庄一夏闻言摆了摆手：“不用你谢，我要听尤虫亲口向我道谢。”像是回忆起不怎么美好的画面，他精致漂亮的面容扭曲了一瞬。我和他订婚的那段时间啊。 他连他家大门都不让我进，甚至还教唆他家的猫和狗替他在门外站岗放哨。哼！收到来自他的控诉，尤虫非但神色未变分毫，反而还神情自若的垂眸，抬手把林和熙敞开穿在裙子外的外套紧了紧，将林和熙露出来的锁骨和胸膛严实遮住。莫名感觉对方的行为是在针对自己，庄一下撇撇嘴唇。 我又不喜欢男人。尤虫懒洋洋瞥他一眼，他现在是女人的装扮，顿时噎住。庄一下举起和女朋友十字相扣的手，咬着重音强调：“我有女朋友。”尤虫冷淡提醒：“你的楼层到了。”话音落地，电梯开门的提示音果然响起。庄一下冷哼一声，拉着女朋友头也不回的走出电梯。 电梯门缓缓关紧，尤崇满意的收回目光，转头却发现林和熙还在往电梯外看。不想他和庄一下有过多接触，尤崇略有不快的掰过他的脸：“人都走了，你还看什么？”林和熙闻言，露出饶有兴致的眼神来：“ <laughs> 我觉得他有点可爱。”他挽过我的手，和我在情人节单独吃过饭。 还在订婚宴上和我交换过订婚戒指，依次数过庄一夏的那些行为，尤虫缓缓眯起眼眸，哼，你现在还觉得他很可爱吗？对上他暗藏危险的目光，林和熙极为缓慢的眨过眼眸。他毫不怀疑，假如此时自己点头说是，尤虫大概连门都不让他进，就会直接把他按在门外收拾一顿。 林和心扬起笑脸来，这个嘛，余光瞥见电梯上方的数字已经快要跳到游虫住的楼层，他忽然转开话题：“哎，你家电子锁密码是多少？”游虫不为所动，别转移话题。林和熙道：“我们用答案来交换，你告诉我你家电子锁密码，我再回答你。”游虫欣然同意，吐出一串数字来。 林和熙神色认真的点头，在开门声里慢吞吞开口：“我现在觉得。”电梯门彻底打开，若无其事的走到门边，丢下一句：“还是很可爱。”他忍俊不禁的抬脚朝门外跑去，并且顺利赶在油虫追上来以前打开了对方家里的大门。林和熙埋头往门里跑，不料却撞上同样闻声飞奔而来的阿拉斯加。 他神情微滞，匆匆刹车停步。阿拉斯加不顾自己的体型，如同几年前那般冲入他怀里。他抱着怀里的大狗朝后跌坐下去，没有完完全全坐下，而是坐在了油虫的脚背上，后背直直撞上油虫笔直结实的小腿。自知再次闯祸，阿拉斯加悻悻地从林和熙怀里跳出，乖乖蹲坐在旁边地上。 打开家里的灯，由从膝盖弯曲，脚尖轻抬，将林和熙抬离地面，弯腰伸手勾住他的后衣领，将人从自己的脚背上拎起，推到旁边柜子前站好，转身关上身后大门，将他压在柜子前吻上去。整个过程中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。林和熙一边忙着应付他的吻，一边睁眼去找阿拉斯加的存在。 却见阿拉斯加仍是蹲在原地，此时正好奇的歪过头，目不转睛的盯着他和油虫看。而在他的旁边，家里的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，同样维持蹲坐的姿势，沉默的歪着头打量他和油虫的行为。他伸手推开油虫，示意对方去看地上的一猫一狗。后者顺着他的目光回头。 看清身后坐的整整齐齐的阿拉斯加和橘猫时，笑了一声，抓住他的手腕，将人往楼上卧室带。而在他们的身后，饭团和寿司也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。两人进入漆黑的卧室里，油虫打开墙上的电灯开关，垂头看见从门边探头、满脸跃跃欲试的猫和狗，原地蹲下来，毫不留情地。 将眼前两张毛茸茸的脸推向门外，如同防不懂事的孩子般从房间里关门落锁。与此同时，身后传来了细小的动静。尤虫转过身去，看见林和蝎已经自觉爬上床坐好，并且顺手脱掉了穿在身上的外套，又将长发尽数拨到一侧，露出大片光滑的背脊来。他眸色深沉地走过去。 抬腿跪上床沿边，修长的指尖挑起林和熙裙子上的细细肩带。林和熙回头，扬起脸望向他，慢悠悠的道：“这裙子好像有点紧，我脱不下来。”尤虫闻言，缓缓扬起眉来：“想让我帮你脱？”林和熙眼眸轻眯，意味不明的反问：“你难道不想脱？” 游虫喉结轻轻一滚，嗓音阴哑：“求人帮忙，也要先摆出好姿态。”“嗯，说的也对。”林和熙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说完就脱下穿在裙子里的打底裤，指尖勾着那块薄薄的布料，顺手丢到床下。做完这些，他抬起脸来，眼睛里盛满潋滟笑意。 这样够诚意吗？尤冲没有回答，直接把他按在了床上。悉悉嗦嗦的动静过后，床垫发出轻微的震动，林和熙砸在柔软的大床里，交叠起伏的喘气声渐渐响起，当中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清晰话音。林和熙攀住他的肩膀问：“东西都买了吗？”尤虫抽空答。 林和熙微微愕然，什么时候买的？尤虫言简意赅，在酒店见到你的第二天。林和熙抬眼望向天花板，久久的沉默。尤虫和林和熙一觉睡到中午，直接起床吃午餐这件事，身体力行的证明了，时隔三年多时间，他的床技并没有退步。他打电话给阿姨放了假，直接让附近餐厅的人送餐过来。